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八集。巫族大祭司抽出刀，跳了一段完整的祭祀舞。祭祀是很古老的习俗，祭祀舞更是闻所未闻。 叶崇玉见巫族大祭司手舞足蹈、自言自语，都以为他疯了。叶崇玉防着巫族大祭司偷袭，却没防住巫族大祭司忽然将尖刀划向自己的喉咙。大祭司毫不留情地割断了自己的血管，不顾喷涌的鲜血，合着手念念有词：“帝皇在上，不孝子孙请罪。我自知罪孽深重。” 如今愿意以身为祭，献出全身血脉，神魂俱灭，永不轮回，以封印冤孽，还六界太平。任何封印法阵，唯有鲜血才是最好的媒介。巫族大祭司献祭自己全身的女娲血脉，只为了增强华厄平的封印。华厄平本来是女娲的手笔。 有了女娲后人鲜血的祭奠，化鄂平威力慢慢增强，光芒越来越盛。在化鄂平光芒达到顶峰的时候，巫族大祭司也被抽干浑身鲜血，化成齑粉，一碰即碎。灭族仇人就在身前，但是巫族大祭司最终选择以身殉道，终结这场战争，挽救更多平民。这一战不能再打下去了。 有了巫族大祭司献祭，华厄平威力大盛，猛地反压禁魂，将禁魂吸入瓶中。禁魂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哭声、鬼叫声扑面而来。洛寒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但还是不放松，激发出更多的力气，将禁魂全部吸入化厄瓶中。禁魂扭曲成种种形状，最终还是无法挣脱。最后一缕禁魂。 被吸入化厄瓶前，他化成一张诡异的笑脸，对着洛寒怨毒的笑：“ <laughs> 你杀不了我的，除非你杀了他。”禁魂爆发出一阵大笑，他声音扭曲，听着只让人发瘆。洛寒咬牙，猛地发力，将他全部锁住。禁魂的脸消失了。 洛寒合上化厄瓶的盖子，只等最后的时间过去，善水将禁魂彻底消融。明明一切已经结束了，虽然凶险，好在结果仍是好的，但是洛寒不知为何笑不出来。禁魂最后时的那个眼神一直印在洛寒脑海里，他良久都无法忘却。洛寒不知道是脱力还是受惊，猛地朝地上摔倒。 林青霄立刻接住他，洛寒已经失去了反应，彻底昏迷。林青霄按住洛寒的脉搏，仔细切了一会儿，忽的打横将洛寒抱起。天宇等人全部伤痕累累，他们看到林青霄的动作，说：“啊，陛下，他受了内伤，急需休养。善后的工作就交由你们了。上古禁术已经消灭。” 剩下的魔族根本不成气候。至于叶崇玉和红莲妖王，林青霄压根儿不放在心上。洛寒受伤了，天底下任何事情都没有他养伤重要。洛寒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很不安稳。他似乎在一个漫长的黑暗的空间行走，身边一会儿冒出扭曲的鬼脸，一会儿传来怨毒的笑声。 最后，他在路的尽头看到一个背影，对方穿着白衣，身形让他无比熟悉。洛寒想要追上去，可是他刚刚靠近，对方就消失了，又出现在更远的地方。他一直在追，等他终于追到对方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自己手里握着一把刀，直插对方心口。洛寒被猛地吓醒。 两边的仙娥侍女吓了一跳，一齐半跪在床边。天道师谁？洛寒看着眼前这些清新飘逸的仙女儿，又看向两边端庄典雅的摆设，一时都反应不过来自己在哪儿。你们是谁？这是哪里？不等仙娥们回答，帷幔后就传来另一道声音：“下去吧。”仙娥们听到这个声音，全部紧绷起来。 他们不敢违逆，对洛寒行了一礼，就鱼贯退下，从头到尾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甚至连香炉里的青烟都没有惊动。林清霄坐到床边，伸手探了探洛寒额头，说：“好多了，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”他这一套动作自然而然，仿佛已经做过许多次。洛寒刚从梦境中醒来，突然看到林清霄都愣住了。 林清霄取了药碗过来，他试了试温度，一抬头见洛寒怔怔看着他，心头又是心疼又是庆幸，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大战已经结束，只剩下打扫战场之类的事情。魔族损失惨重，一败涂地。前几日刚刚送来求和的文书，花和瓶呢？在这里。林清霄伸手。 一个纤细小巧的瓶子出现在林青霄手上，洛寒接过瓶子，手指摩挲，感觉到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，禁魂魔神都彻底消失了。林青霄见洛寒还是神思不属的样子，将药碗放在旁边的鸡案上，伸手抱住洛寒的肩膀，另一手轻抚洛寒脊背，都结束了，不用担心。 一切有我。洛寒在养病，身上衣服穿得轻薄，林青晓环住时，能明显感受到衣料下他的脊背又细又薄。林青晓有些心疼，随即生出一种理所应当的责任感。洛寒昏迷期间，林青晓整过洛寒的脉，知道他体内有冲击的痕迹，可见过去他好几次陷入危险之中。 身体激发出超于正常状态的风波，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危险，那就更应当留在他身边，好生修养身体，像其他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一般，一心享受华府美食，而不需要面对任何危险。有他在，洛涵不需要操心任何事，他也不会再让洛涵落入危险之中。洛涵的衣服毕竟穿得单薄。 林青霄抱了一下，就很快松手。虽然他内心已经确定，可是如今他们婚约尚未成立，不能轻薄女方。林青霄重新端过药碗，用汤匙搅了搅，确定温度正好后，喂到洛寒嘴边。洛寒有些恍惚，整个人都呆呆的。林青霄喂，他就张嘴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想起来问：“我睡了多久？” 三个月，洛寒惊讶，这么久。林清霄听到不知可否。洛寒体内力量亏空严重，又受了反噬。当日他带着洛寒回到天宫后，全天宫的医仙都说洛寒少说要昏迷两三年才能恢复意识。林清霄不肯，他每日为洛寒注入灵力疏导，耗费了大量法力，才终于在三个月内唤醒洛寒。洛寒觉得三个月长。 然而事实上，他能在三个月醒来，被全部医仙视为奇迹。林清霄一字未提自己付出的灵力，像这是一桩寻常事般对洛寒说：“你这段时间太累了，多睡一会儿也是好事。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洛寒感受了一下，摇头说：“没有，但是感觉身上提不起力气。” 林青霄一听就知道洛寒体内经脉堵塞，法力并不能圆融流通。他什么也没表露，对洛寒说：“你睡太久了，刚醒来难免力虚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洛寒点点头，信以为真。林青霄将一碗药喂完，放下碗，扶着洛寒半躺在床上。林青霄从一边拿出国府，喂给洛寒说：“我以为……” 你会不喜欢喝药？他都做好准备，如果洛寒嫌苦不肯喝，他要如何劝导？没想到洛寒自己痛痛快快全喝了。洛寒张嘴，从他指尖含过果脯，压下口中的苦味。洛寒靠在软枕上，有气无力的说：“没有人会喜欢喝药，但是我从小就自己照顾自己，知道喝药是为了身体好，不能矫情。” 没人哄的孩子，渐渐就不会再哭了。林青霄听到，不由问：“你的父母呢？”大概生病的人都脆弱。洛寒想起父母，久违的感到低落。他们对我很好，从小到大，不论衣食住行还是上学，他们都给我提供最好的。可是，他们对我的感情非常淡。我印象中，我们家。 从来没有像其他朋友家一样，和父母亲亲热热，拥抱谈心，或者为了鸡毛蒜皮吵架。不是家庭不和睦，就是感情淡薄。洛父洛母之间相敬如宾，没有任何亲密举止。他们两人对洛涵也是如此。洛涵开始还不懂，等后来知道了洛父洛母的真实身份，他才恍然大悟：他的父母并非父母。 他的家庭也不是正常的人类家庭，自然和周围格格不入。神灵的感情本来就淡薄，他的父母作为另一届天道，不知道存活了多少年，见过了多少轮回更迭，感情自然非常淡漠。他们与他庇护，让他在一个安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，至于更多的情感，却给不了他。林青霄也知道洛涵没有亲生父母。 他口中的父母其实是他的养父母。林青霄不知道洛寒的过往十八年如何度过，不过从他的性格上看，他的养父母应该对他很好。只有在安全和爱中长大的孩子才会如此乐观快乐，坚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，没有受过伤害，所以从来不怕辜负。洛涵也明白。 父母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他做到最好。天道感情就是淡漠，这不能苛责洛夫洛母，但是想起来终究有些遗憾。林清宵理了理他的鬓边碎发，对洛涵说：“没关系，现在你可以任性，你可以怕疼，可以怕苦，可以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